第十九课：生活的味道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，别以为做错了事道个歉、说句对不起就行了，因为得到别人的原谅很容易，但要重新让别人再相信你却很难。想重新让人相信很难。二。 你好，我想理个发，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。一会儿我还有些事要办，所以麻烦你快一点儿。他在理发店。三。我想租一个交通方便的房子，离地铁站近点儿。 但是周围环境不能太吵，房租最好也别太贵。当然，如果房东比较友好，那就更好了。他想租个大房子。四，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语言。 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与国籍无关。通过音乐，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交流感情，增进了解。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交流感情。五，他虽然不是在这儿出生的，但却是在这儿长大的。 他三岁跟父亲、母亲一起来到这儿，就再也没离开过，因此他对这个地方感情很深。他刚来这儿不久。